HSK 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、以考促学、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，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。本书是第四级下练习册，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和模拟试卷的听力部分。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、出版、发行《HSK 标准教程四下练习册》。